课文四，在公司。你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？已经两年多了。我是二零一一年来的。你认识谢先生吗？认识，我们是大学同学。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长两。 帮介绍。